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十七号，啊，伴随着脑残的斯大林和苦逼的朱可夫发起的这反击惨淡收场，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在总司令冯伯克元帅的命令下，碾压着苏军的尸体，向他们的最终目标——苏联帝国的心脏莫斯科发起了最后一击。 在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这样的名将的回忆录里，对于这次毫无意义的失败反击的描绘，可以讲啊，用痛心疾首来形容。他们的领袖用他固执和智障的独特方式，为自己本来就羸弱不堪、捉襟见肘的防御力量，很好的在火上加了个油，雪上加了个霜，落井下了个石。 当时这个正面进行防御的苏军是罗克索夫斯基指挥的新编第十六集团军，为啥新编呢？啊，因为上一编已经全员报销在维亚季马围歼战里了啊，所以二战当中呢，经常就是这样同一个番号啊，因为战损或者被歼灭，部队重建、人员轮换，但是也有些部队比较倒霉啊，比如像德国的第六集团军。 前前后后被歼灭了三回啊，这是倒霉催的。不过这个罗大帅哥虽然名义上是集团军司令，建制也就五成左右，是吧？呃，更有意思的呢，很多这个兵员啊都是从远东调过来的黄种人啊，比如蒙古人呐、雅库特人、高加索人、哈萨克人，各民族是应有尽有。估计指挥起来语言都是问题啊！不光这样，这个。 集团军的中下层军官都是刚毕业的军校学生，甚至没毕业啊，书本一放，直接就来前线实习了，啊，这倒是很锻炼人，是吧？但是就怕锻炼没了啊！而且这个十六集团军里边还有一支莫斯科民警独立大队，派出所片警都用上了，啊，不抓小偷，直接去抓德国人。由此可见，这个苏军的守卫力量啊，逼的是没辙没辙的啊。 但是没办法，苍蝇肉也是肉。德国人打过来了，只要有活着的、能带气儿的，就得拿枪去抵抗。啊，就是当炮灰，不也是能争取时间吗？所以在这就这么着吧，在罗克索夫斯基的指挥下，这支亚运会部队跟正面德军在绵延一百多公里的战线上你争我夺，打的是不亦乐乎。唯一让罗司令比较欣慰的是，这些小眼睛、短身材、黄皮肤的亚洲人。 打起仗来啊，比毛熊兵勇敢的多，明知是死也一往无前啊！或许这就是成吉思汗子孙们应有的素质。可惜呢，现在打的是现代战争啊，要还是在冷兵器时代，这些德国人早被砍得人仰马翻了。当然了，真要是在那个时代啊，蒙古人也不会听俄罗斯的。 罗科索夫斯基正对面是霍特和赫普纳两个装甲集群，真的是要感谢这个苏联的东将军发威了啊！这两只以前信马由缰、纵横驰骋的钢铁巨兽，现在经常要面对机械故障、燃油风洞，以及苏联的雪地路滑，还有苏联滑雪营的夜袭。看来这个毛熊在这个芬兰啊没白挨打，那还是学了一些东西的啊。 这样呢，这个德军由之前每天前进几十公里下降到每天三到五公里。通常呢，白天德军占领，夜晚苏军反攻，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德国人眼看被钉在这儿动不了了，这不行啊！天越来越冷，耗不过呀啊！所以德国人就沿用了之前在维亚济马冲破卢金防线的那一招：侦查清楚集团军之间的防御结合部，然后呢，在两天之后。 全力扎进了罗科索夫将军的司令部和临近第五集团军的结合部，准备再次来个两翼合围。眼看情况不妙啊，罗科索夫斯基要这个重蹈如今的覆辙。要不说这个罗科索夫斯基是福将呢啊，正好。 这个时候，开来了一个啊，齐装满员、刚下火车的西伯利亚第七十八步兵师。罗科索夫斯基连声念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耶稣基督、穆罕默德显灵啊！赶紧命令部队去堵上缺口啊，然后摆出了擅长的坦克伏击术，把突进来的德军尖兵在阵地前迅速的消灭。然后呢，战线重新拉直了。虽然罗大帅哥完美的躲过了被合围的危险。 但是呢，跟对面德军比，实力真的是相差太悬殊了啊！罗科索夫斯基有事儿没事儿就点点手下这几头人，都快点出包浆来了啊！七个师的建制啊，这是账面上的啊，这个大家懂啊。其中三个蒙古骑兵师啊，只会勇敢的抡着刀往前冲当炮灰，两个缺兵少弹的步兵师。 一个民兵师啊，哈，当然了，还有一个五十八坦克师，这个师人员很齐整，但是少点东西，少啥呢？少坦克，下辖坦克总数在个位数啊。整个集团军满打满算坦克多少呢？十二辆啊，就相当于这个，呃，两个排啊，三个排是吧？不到一个连的编制。对面德军也是七个师。 啊，齐装满员的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还有数千门大炮，是上千架飞机。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总是这样正面硬碰硬的消耗，总有一天防线厚度会越来越薄，德军还会把口子扎出来。于是，罗克索夫斯基请求方面军司令他的老同学朱可夫，批准后撤到后方十一公里左右的伊斯特拉水库附近。他的理由呢？ 这个水库地势啊，居高临下，我的防线很大距离被水库给填补了，剩余的空间会组成合理的梯次部署，这样防御能力会呈指数级增加。按说罗科索夫斯基真是战术奇才啊，才貌双全，色艺双绝啊，他的设计是完全合理的。就在他认为朱可夫会痛快同意的时候，朱可夫给老同学的答复是：一步不许后退，谁都一样。 不能给你搞特殊，罗科索夫斯基当时一下就被雷劈了啊！你你朱可夫咋么变得跟斯大林和铁木辛哥这种脑残一样了嘛？是吧？你应该理解我的战术设计，但是朱可夫的解释不无道理。你退，你临近部队也得退，这可是六百公里的防线，不崩溃才怪，是吧？ 所以这大概就是战争的悲哀嘛啊，有些人有些事儿一定会被牺牲掉，美其名曰是为了一个大目标啊。但是朱可夫也没有完全不管这位老同学啊，为了给这个小罗同志凑援兵，他从前线每个师抽出了一个排的兵力去补贴第十六集团军啊，兄弟，哥哥我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路就得靠你的聪明才智、英勇果敢了啊。 朱可夫自己也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甚至是无助。每天就是不断的拆东墙补西墙，因为真的缺砖啊。下面的部队向他要增援的时候，他不忍心，但是又必须无情的说：“方面军一个援兵都没有，自己想办法解决。”十一月二十一号，德军从北面突破了苏军第三十集团军防线，切断莫斯科公路。 第十六集团军右翼完全暴露，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罗科索夫斯基再次奉命组织反击。反击的兵力啊，有三百名士兵组成的步兵第十七师、军校步兵团以及几辆坦克组成的坦克旅。然后这些人就没有然后了啊！有时候想想啊，小罗同志这得有多强大的心脏，才能承受这种压力？ 随时随地啊，由被进攻方转为进攻方，然后被无情消灭。就在罗克索夫斯基万念俱灰的时候，老同学朱可夫再次帮了他，给他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团。这老朱要说够偏心的哈，别人要兵不给，就给这位老同学，因为他知道只有自己这位老同学才能把这些兵力用到极致。 果然啊，罗格索夫斯基没让他的老同学失望。在整顿防线之后，把列宁格勒莫斯科公路这条防线守得铁桶一样，把德军牢牢钉死在了这儿一个礼拜啊！这一个礼拜是要命的一个礼拜，因为德军已经在莫斯科郊外的冰天雪地和战火硝烟中渐渐支持不住了。在他们的后方，在柏林，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每天都在说即将拿下莫斯科的时候。 前线德军的感觉却是，毛熊的兵力咋渐渐变强了呢？啊，拿霍特第三装甲集群助攻的北路来讲，这一路由于占领了莫斯科的主要交通线，所以进攻速度非常快。驻守莫斯科正北面的是苏联第一集团军，德军原计划攻破苏联第一集团军防线之后直趋莫斯科，但是曾几何时啊？ 忽然间，苏联人在第一集团军后方部署了一个第二十六集团军，而且让霍特更加想不到的是，苏军在远东将近五十个师，从乌拉尔、鄂木斯克、伊尔库茨克、蒙古啊和哈巴罗夫斯克，乘着火车源源不断开过来增援。相比之下，眼前他们自己的情况真是不太乐观，部队面临着极大的减员。 尤其严重的一个事实是，像冻伤这样的非战斗减员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战斗损失。到了十二月份，德军进攻部队平均每个步兵师减员三分之一，装甲师损失过半，坦克只有三成左右啊，大部分都是由于发动机冻坏被遗弃的。 十二月一号，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伯克元帅给陆军总司令部的报告当中是这么说的：“过去十四天的战斗表明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我们原来觉得能在短时间内让苏军防线土崩瓦解的设想，现在看来真是纯属虚构。我们现在的兵力几乎不可能挡住他们的反击。现在能让我们维持进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 给更多的预备队。第二，让补给变得顺畅。如果这两个无法同时满足，我建议驻守现有防线，等待时机。这段话能够看出来，连之前把莫斯科恨不得当做自己生命最后一站的博客，现在的反应都是这样，真的说明德军对占领莫斯科这一伟大蓝图啊，不敢心存幻想了。 此时，面对苏联几十个师的反击，伯克手里只有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当预备队，而这个预备队现在的工作不是积极休整，随时准备上场，他们干嘛呢？在后方抢收苏联人没没来得及收的这个粮食啊！好在这个德国小伙子主要家庭成分是农民。 干起这个农活来得心应手。有这个德军将领日记当中说呀，如果不是看这些干农活的小伙子们脑袋上戴着钢盔，很难相信这就是之前驰骋欧洲的德国国防军啊。现在为了混口吃的混成这样，得了，谁也别笑话谁，填饱肚子保命要紧。但是远在这个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哈尔德大将不接受伯克这样认怂。那他给伯克的答复是：最好的防守就是积极进攻。 务必在此时完成对莫斯科的最后一击。哈尔德的想法真的已经不是莫斯科本身了啊！我当时可要可是拉下老脸去给元首觐见，开始台风行动的是吧？这事儿要是黄了的话，别说我，布劳西奇元帅乃至整个陆军总司令部就再也不会抬起头来了啊！所以，莫斯莫斯科不光对于朱可夫没有后路，对于哈尔德也没有后路。 所以到了第二天，伯克命令部队进行最后一搏。据说德军第二百五十八步兵师冲到了离莫斯科中心只有十四公里的一个远郊小镇，这里有去莫斯科市区的公交车啊。德军士兵还开玩笑啊，说咱可以坐着这公交车啊去红场一日游。不过这也是他们离莫斯科最近的一次了。 伯克尔在莫斯科城外一个教堂的钟楼上，用望远镜看到了红场标志性的红宝石制的五角星啊，然后跟这个旁边的副官说：“再看看吧，啊，咱们该这个撤了啊。”到了这个十二月三号，苏军以第二十集团军为先导，在无数卡秋莎火箭炮的轰鸣声中。 向正面已经停滞了德军防线发起了全线反击。担任这次反攻先锋部队指挥官的，就是受了多少窝囊气，但是一次次挺过来的罗科索夫斯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罗司令的经历就是苏军经历的缩影啊！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太多的失败，在刚刚过去的基辅和维亚基马就被歼灭了将近一百二十万人，但是他们熬出来了。 啊，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然后在这儿，以莫斯科为起点，苏联人的反击开始了。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